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四十一集。林显红说的很轻飘，但是在座之人都明白，林显红这话存了自谦的成分。几瓶灵药，几件防御护甲。 根本不是林显红说的那样无足轻重，反而价于千金，更不必说里面的拍卖会令牌，这可是花钱都买不到的东西。林青霄把东西收下，点头道谢。林显红说完，看向洛寒，也给洛寒添了份礼物。洛姑娘年纪轻轻就如此勇敢，乃我天界之福。收复亚宇那天时间仓促。 没来得及给洛姑娘准备谢礼，正好今日两份一起补上。小小薄礼，比不上洛姑娘身上之物，为聊表心意罢了。洛寒没料到自己也有，林显红刚才给的都是官方的，天庭准备的东西都是一式多份，反正是公账出钱，多一份少一份，林显红才不在意。 但是林显红刚刚给的是他作为父亲私人补贴给两个儿子的。洛涵和林家无亲无故，林显红本来是没有义务为他准备护身之物的。但是在场的三个人都要出发，若是只给林清霄和林重玉，而把洛涵落下，道理上没问题，情面上却不好看。林显红堂堂家主，怎么会在意这一丁点的小钱呢？ 他手一挥，就给洛寒临时添了份随礼。洛寒有点惊讶，但还是干脆收下了。这点东西对林显红不算什么。若是洛寒推辞，反倒显得他不给林显红颜面。既如此，洛寒也不矫情了，站起来道谢： <laughs> “不敢当，多谢林家家主。”洛寒知道林显红给自己的和给两个儿子的必然不在一个价位上。 但是无论如何，这都是礼仪。他没有打开看里面有什么，道谢后就大大方方收到自己的叶子吊坠中。毕竟有一说一，他还是挺缺现金的。菩提树给他的东西太贵重了，没法变现。而以洛涵如今的修炼水平，挣钱更无从谈起。越是基础的灵石、福禄、丹药，其实洛涵越缺。 洛寒举止大方，神情坦荡，又让林显红高看一眼。观这个女子的言谈举止，像是大家族富养出来的。可是若她出身名门，又为何对仙界一无所知，甚至全然陌生呢？这实在是一桩很矛盾的事情。林显红对洛寒的身份闪过很多猜测，最后他将心绪变化一一压下，缓缓颔首道。 此去凶险，你们务必时刻警惕，不可掉以轻心。再有五天，天宫的非洲会来中山接人，届时准时出发。这五天，你们不必做门派中的课程，只需专心备战。趁非洲还没来，多补充物资。有什么缺的，立刻和长老们说。三人应下。 林显红似乎有些感慨，微微叹了口气说：“战功虽重要，但终究性命才是第一的。你们都要注意安全，务必平安归来。”无论林显红平时怎么样，这一刻他是真心希望两个儿子都平安无事。就算真要发展到兄弟相争那一步，也该死在兄弟手上，而绝非魔族。 白灵鸾最开始极为不愿意让儿子离开，然而大事上没有他说话的份儿。白灵鸾让林崇玉养病的提议没有任何人搭理，屡次提议无效，白灵鸾别提有多揪心了。但是现在，他听着这一样样东西，竟然再也说不出话来。白灵鸾心中深深叹气，他知道是他太怯懦了，高风险高回报。 不说回来后的无价奖励，仅凭现在天宫中山和林显宏给出来的东西，总价就非常可观了。白灵鸾是鸟族，生性软弱胆小，而他的儿子却是苍龙，注定乘风直上，翱翔四海。他怎么能因为自己胆怯而绊住儿子前进的脚步呢？白灵鸾动了动唇。 最终没有再说出劝林崇玉不要走的话。两份补贴加起来，价值委实不俗，就连素仪芳这种见惯好东西的人，都觉得丰厚。而一会儿还会有中山官方的那一份送过来。素仪芳突然生出一种难言的感慨：原来眨眼间，孩子们都长大了。素隐月已经到了少女怀春的年纪。 林重玉不再是需要被素宜芳护在怀中的病弱孩童，就连那个冷漠执拗的庶出少年，也长成风姿清冽的模样。素宜芳和白灵鸾不同，白灵鸾本体是鸟，可是素宜芳却是应龙。虽然成婚多年，修为早已停滞，但是体内依然流淌着龙族的血。 素怡芳十分看不上白灵鸾那种逃兵行为，他的儿子就该在战场上证明自己，能回来的便是英雄，回不来也只能说明技不如人。然而理智再明白，情感上终究担心儿子。素一芳也从积蓄中拿出一部分，一式两份分给两个儿子。有林显红在前，素一芳为了颜面好看，也给了洛寒一份。 你们为天界出战，这是英雄所为。这些是我这个母亲的心意，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。素衣方说完，顿了顿，轻飘飘补了一句：“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是一样爱你们。勿要被其他人挑唆，使得母子之间离了心。”这个其他人是谁？不言而喻。 白灵鸾又红了眼，渲然玉气。洛寒眉毛一挑，体内杠精之魂又开始燃烧。可能是林青霄脸更好看的缘故，洛寒想问题时总是忍不住站在林青霄的立场上。他稍稍带入林青霄的角度一想，觉得这事儿有点毒。按素一方的说法，林崇玉和林青霄地位平等，物质等分。 那就是说，林青霄身为嫡子却被调换走，这些年受了这么多亏待，结果不光本来属于自己的资产要一分为二，连母亲的爱也要分一半。母爱暂且不提，光说资产这一项，苏一芳不光是林青霄的生母，同时还是林山应龙族的嫡女，代表着林山联姻。当年苏一芳嫁过来时，除了自己的嫁妆。 还带来了很多林山资源。按照仙界的传统，女方带来的嫁妆和夫家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但是现在，素怡方的嫁妆还有她背后代表的中林联盟的资产，要平分给林清霄和林崇玉吗？洛涵有点想杠，但是素怡方顺便给了他一份礼物，他又不太好意思说话。就在纠结时。 林显红见正事说完，就开口说：“百善。”洛涵只能暂且按住他，顶着木犁非常艰难地吃了一顿午饭。一顿饭后，他内心的想法更坚定了，他一定要早日强大起来，早日摆脱木犁，带着木犁吃饭简直是非人折磨。饭后，林显红办完了正事，无心再留下来演家庭和睦的戏码，率先离开。 天庭发来了诏令，林显宏需要办的事儿还有很多，出行人员、物资准备、非洲接洽都是大事儿。这次行动非同小可，虽然名义上是自愿请战，但是名单儿其实是内定的。名单儿如何敲定，还需要林显宏和长老们再行商量。毕竟中山培养精英弟子并不容易，如果可以优化配置、减少伤亡，为什么要送死呢？ 林显红走了，白灵鸾可不敢单独留在素一方这里，她也紧接着告辞。临走时，她若有若无的朝林重玉看了一眼。没多久，林重玉也告辞了。林重玉走后，素隐月坐立不安，也很快找由头跑了。转瞬间，屋里就剩素仪芳、林青霄、洛寒三人。洛寒突然对林青霄说。 刚才吃饭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把木犁弄脏了，你能去我的院子帮我拿一顶新的来吗？在仙界，一顶木犁法器被弄脏。林青霄静静望着洛寒，洛寒仗着自己脸被遮住，愣是脸不红气不喘的和他对视。最终，林青霄如他所愿站起身说：“好，我去去就回，不要乱跑。”洛寒点头，近乎是等不及目送他出门。 等林青霄走后，素仪芳喝了口茶，问：“你特意留下来，想说什么？”洛寒没回应，他拨弄了下手边的茶盏，忽然问：“夫人，说句愉悦的话，大公子刚才出门后往哪个方向走了？你应该看到了吧？”素仪芳的脸色一下子变差，他当然看到了，他心里也很不痛快。 但是素宜方没有想到，洛寒竟然敢直接说出来。夫人，抱歉，我并不想挑衅你。洛寒对着素宜方骤然沉下来的脸色，依然稳稳坐着，姿态娴雅。可有些话总要有人挑开。你和两位公子母子情深，何家主也因为两族利益无法撕破脸面，故而迟迟不能开诚布公。既如此，就由我来做这个恶人吧。 我不想讨论生恩养恩哪个更重要，只想问你：你对别人儿子掏心掏肺好，真的比得过人家亲生母子血脉相连吗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